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这个美国人呐，在日本呢，接连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啊，把这个广岛和长崎是夷为平地。苏联呢，也趁机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 那这件事儿对日本的影响啊，是不亚于原子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苏联跟日本呢，一直没宣战。一九四一年呢，就签了一个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呢，也成为这个二战反法西斯国家当中唯一跟日本保留着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唯一承认伪满中国的这个国家啊。那么这就一直成了这个日本人的一个念想，希望能够通过苏联的斡旋。 来实现体面的和平。自从这个铃木贯太郎首相上任以来啊，这个日本政府呢就不断跟苏联接触啊，提出各种方案啊，甚至包括让伪满洲国非军事化，也就是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这样的这个条件啊，目的呢就是向苏联给帮帮忙。 斯大林，你想老奸巨猾啊，知道这是握在自己手里的一张牌，那不到必要时刻不能打出去，所以呢就一直拖着啊，也不同意是也不拒绝，而且斯大林这个时候架子端的非常大，是吊起来卖的，那一再要求英美说你们看啊，苏联跟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啊，那所以你们得给我再发个正式邀请，请我来帮着你们打日本啊，哪知道杜鲁门不是省油的灯，直接就给拒绝了。 苏联对日宣战，这可是德黑兰会议就承诺了的啊！现在呢，到了兑现的时候，我们美国人打了四年小日本，最后还得求着你来帮忙，门儿都没有，你爱来不来。等到了八月六号，广岛原子弹这一炸，斯大林就知道不能再端着了啊！再这个端下去啊，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日本随时有可能投降啊，苏联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其中。 否则就得看着老英老美把这个桃子全这个摘走啊！所以呢，八月八号晚上十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那宣布对日宣战啊！而且呢，苏联人玩了一招特别损的，就是故意不给佐藤提供电报设施，还切断了日本大使馆的电话线。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日本政府才从电台广播当中得知了此事。 这个时候呢，苏联红军已经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越过中苏边界发起进攻，同时有一支部队登陆千岛群岛，总兵力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万人，五千五百辆坦克，两万八千门火炮，三千七百架飞机啊！这么多人呐，实际上是从德国还没投降的时候就开始往这边运了，可以看到苏联人是蓄谋已久。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八月风暴”啊，总指挥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用的呢还是苏军玩的最熟练的这个钳形攻击啊，只不过这个钳子呀，这个有点大啊，准备把关东军整个钳住。两个钳子头啊，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梅列斯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 普尔卡耶夫上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在后面负责支援。日本这边情报部门啊，对苏联秘密集结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几乎是一无所知。关东军总指挥山田乙三大将手下虽然有七十万之众，但是曾经的皇军之花，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皇军之渣了，精锐都送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当炮灰。 武器装备、训练要马没马，本来就准备不足。山田对苏军的进攻路线还判断失误，他觉得苏联人必须沿着几条最重要的铁路进攻，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此时，苏军超强的后勤能力是小日本完全想象不到的。开战第一天，日本边防部队就被打得散帘子了。那苏军前进太快，就用飞机空运补给给前锋部队。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但是这种老套的思路在苏联人大兵团机动作战理论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啊！真的马奇诺防线都不灵，更甭说这山寨的了啊！所以虎头要塞、东宁要塞几处要塞很快就失去了联系，整个关东军指挥体系趋于崩溃，下面的部队只能各自为战。苏军遇到了抵抗。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必须要说一下的是啊，苏联人进攻这个东北，他可是把伪满洲国当敌国看待，所以到了东北以后，那军纪极其败坏，烧杀抢奸，无恶不作，绝对是对中国人欠下的一笔血债。军队过后，苏联又派来三千多技术人员啊，开始有组织的掠夺金银财宝和工业设备。 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记载，苏联运走的物资在当时就价值十三亿六千万美元，折合今天的币值呢，接近三百亿美元。八月十一号，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伪政府的官员开始撤退。十三号，苏军攻占了牡丹江和北朝鲜的咸镜道和青津。十四号，攻占了这个吉林的洮南，离长春只有二百公里了。 形势到了这般时候，日本人再也耗不起了。啊，这时候呢，掌握日本大局的是六个人组成的军事参议会，包括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啊，等于六个人里五个是武将。 裕仁天皇呢，就指示这哥六个赶紧开会研究投降事宜。结果就算是这样，还是开成了三比三。铃木贯太郎首相、东乡茂德外相和米内光政海相仨人同意先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保留天皇作为附加条件。但是。 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长丰田副武坚持，盟国必须先修改《波森公告》，允许日本自行解除武装、自行惩罚战犯，也不能让盟国占领日本。所以这会议啊，从早开到晚，到晚上又开到夜里，依然是三比三，没有结论。铃木一瞅，这不行啊。 干脆啊，咱们搬到这个天皇面前开御前会议吧。啊，只能破例请天皇陛下圣裁了。啊，这个时候，这个阿南维几这边得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这个被俘的这美国飞行员自称知道原子弹的情况啊。 当时这个很多美国飞行员被日本俘虏以后呢，都被非常残忍的处死了，斩首啊，是当众斩首啊，枪毙什么都都有啊。这位一害怕就说我知道这个呃原子弹的情况。那日本人一听如获至宝，就赶紧审讯啊。其实这哥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想连副总统都不知道的事儿，他能知道吗？ 是吧？纯粹是为了活命瞎编。他说：“美国拥有有一百颗原子弹啊，下一步要炸的呢就是东京和京都，啊。一听这消息，这个这个这个铃木就赶紧跟天皇说：“那还是您龙翼天才，请您圣断吧。”啊，裕仁天皇呢就决定先通过中立国瑞士啊，给盟国发个电报，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不接受任何针对天皇的不公平条约。针对这个电报。 杜鲁门总统的回复非常强硬，说日本投降之后啊，包括天皇在内所有的人必须按照盟军的要求行事。什么叫无条件投降啊？你懂不懂啊？是吧？那这六个人就又开始冗长的讨论。杜鲁门马上指示加大轰炸力度，务必要让日本人印象深刻。啊，八月十四号，美美军出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轰炸，一千多架轰炸机把东京在内的八个大城市又烧了一遍。 第三舰队开到日本沿岸啊，开始炮击。同时呢，美国人还派出轰炸机在日本各地散发传单，告诉老百姓，我们是要干什么？不是像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把你们杀光，而是来解救你们的。这么一来，铃木就慌了。所有的堡垒都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么一下去，啊，用不着美军登陆，日本人自己内部就乱了啊。所以，经过一整天的会议，裕仁天皇。 终于，这个宣布接受播散公告，无条件投降。那结果呢？保密工作呀没做好，一帮不服气的陆军军官得知此事之后，就在这个田中健二少佐的带领下发动了政变，居然成功的占领了大部分皇宫。他们想找到录着这个天皇读宣战终战诏书的这个唱片不让它播出来。 啊！但是呢，死活没有找到啊！到了八月十五号早上，几个主谋相继自杀，政变宣告失败。啊，这天中午十二点，昭和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啊，在这个电台啊播出啊，日本人民第一次亲耳听到了天皇陛下的御音啊，也叫贺音啊，就是这个嘎嘎嘎，就就就这声儿。 是吧？天皇的御音呢，用的是汉文训读体啊，就是用这个汉文这个文言文啊造出来的啊，在日本呢是属于贵族的语言，所以一般日本人都听不懂，得翻译啊。咱们这儿呢，给大家放几句听听，感受一下。 九州震多不喜。刚才这个大家听到的啊，就是天皇陛下的贺音啊。这个诏书啊很重要，是吧？就是所以呢，我把这个呃文字啊给大家念一遍啊。这天皇的这个挺中战诏书是这么说的啊：朕深见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咨告尔忠良臣民。朕通告指使帝国政府对。 米英支苏四国啊，米就是美国，支就是中国啊。他那会儿他把中国叫支那嘛啊，后来咱不允许他这么称呼咱们啊。受诺其共同宣言，意图帝国臣民康宁，携万邦共荣之乐者，为皇祖皇宗之一范，而朕之所全权不错也。囊者所以宣战米英二国。 一时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治。你看到没有？那天皇在诏书里说：“我为什么要对英美宣战？是因为呢，我为了帝国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定，不是为了排斥他国的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就是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啊！ 然交战已越四载，朕陆海将兵之善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数之奉公，各不拘一尽最善，而战局必不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我。加之敌心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挚不可测。而上继续交战，终不招来我民族之灭亡而已。 亦可破却人类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共同宣言者也。这啥意思呢？是吧？就是天皇这个告诉老百姓，我不怕你扔原子弹啊！敌方使使用这个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不可预测，但是我不怕。 是吧？就原来我们这个出高考题的时候啊，就用过这个天皇这个这个圣旨，就是问学生是吧？天皇在这终战诏书里说他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好多孩子看不懂，就说因为扔原子弹。天皇说我不怕，我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民族之灭亡和破坏人类之文明啊！那天皇多牛逼啊，是吧？多高尚！我怕的是这个，是吧？所以这么一来呢，我对不起皇祖皇宗，所以我才要接受波散坦宣言。那你你这原子弹算毛啊，是吧？ 朕对与帝国共中使协力于东亚解放之诸盟邦，不得不表深汉之意啊！这个我对跟我一起搞东亚解放的这些盟邦。 表示歉意，我打这仗是为了东亚解放啊，所以到今天，好多东南亚国家还确实这么看日本的。你比如印尼，你没有小日本赶不走荷兰人嘛，是吧？所以我们独立不了，他还真这么看啊。志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欲、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烈。 且至于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后生，朕之所深轸念也。啊，我只是想，我日本人死于战阵、忠于职守、必于非命，然后受伤的、蒙灾祸的，啊，这抛家舍业的，啊，至于被日本人糟蹋的那些人，外国人跟我没关系。啊，为今后帝国。 可能受之苦难，故非寻常；而臣民之忠情，朕善知之。然时运所趋，朕堪所难堪，人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好家伙，是吧？简直一大圣人，是吧？我为什么要要投降？啊，是为了这个呃，万世开开太平。那我是为了这个啊，朕资护持国体而得之，信以尔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 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为同胞排挤，互乱时局，唯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朕罪戒之，以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轻总立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是发扬国体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禁运，而臣民。 其克体震易哉啊，就是还是是吧？咱们忍之，忍所难忍，堪所难堪，是吧？这个赶紧这个投降啊，不要再惹事儿了啊！以后呢，咱们日本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就这么个意思。天皇这个御音一播出啊，绝大部分日本人都是非常欢迎的啊，毕竟这个战争结束了，苦难结束了，大家呢终于可以开始新生活了。但是也有很多死硬军官反应强烈。 啊，有人自杀，还有人呢杀害这个俘虏的美国飞行员泄愤啊！更有甚者，有人还开始策划新的政变。天皇赶紧让自己的这个叔叔啊，这个代替铃木担任首相，国内的这个局势呢才逐渐稳定下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出来，反法西斯同盟各个国家都开始了热烈庆祝。从重庆到华盛顿啊，从伦敦到莫斯科，大街小巷就被欢呼的人群啊塞满了。 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一个年轻水兵在大街上抱住一个姑娘就亲啊，一个护士。这个场景呢被摄像师拍了下来，这就成了那张著名的“胜利之吻”的照片。这位水兵一直到前几天，也就是2019年才去世。普通人欢庆胜利，但是政治家们的工作呢才刚刚开始啊。首先一个问题呢就是占领日本，这个重任就被交给了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八月二十八号，首批美军坐飞机和军舰来到日本。两天之后，麦克阿瑟抵达东京，开始着手准备投降典礼。九月二号，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那为什么要在这艘军舰上举行呢？因为。 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人啊，就是被被贬称为密苏里领带商嘛，啊，卖领带的啊，所以在这艘以他的家乡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战列舰上举行这个典礼。这天早晨啊，尼米兹的五星上将将旗在密苏里号上升起，各国代表陆续登船，船上所有的美军官兵换上了新军装，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不过呢，他们穿的都是便装，不系领带啊，基本上就是衬衣，以此呢来表达对日军的轻蔑。不一会儿，麦克阿瑟上将登上了密苏里号，船上呢又升起了一面五星上将的将旗啊，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是头一遭。九点整。 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开始啊！一艘小艇呢，把十一位日本代表送到了密苏里号上。为首的呢是刚刚上任没几天的外相重光葵啊，这家伙三二年在这个上海被韩国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所以是拖着一条假腿爬上了密苏里号高高的舷梯啊。他爬舷梯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呢，舷梯上的美国官兵都冷冷地看着这个瘸子，没有一个人伸手帮他一把啊。另外呢，就是参谋总长梅金美治郎大将，其他呢。 九个人是三个外务省代表、三个陆军代表和三个海军代表，啊，可见这个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国家啊！美津美治郎这些这个军人啊，都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啊和这个很脏的这个军靴，用这种这个方式啊来表达。 自己的不满，那我们来这儿投降啊，这个是因为天皇的命令，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那就这么一个意思。乐队奏响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之后，那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来到这个甲板上，啊，然后呢，中国代表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和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代表站在一起，啊。 舰上水兵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观看，连密苏里号主炮的炮管上都坐满了人啊！牧师祈祷之后。 麦克阿瑟先宣读了投降命令啊，然后命令日本代表签字。重光葵先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字，是吧？他这个刚坐下，这拐杖就掉了，啊，一边捡拐杖一边抠笔，手里的礼帽呢也不知道放哪儿好，是手忙脚乱，是吧？好不容易收拾好了，一看投降书啊，他不知道这个在哪儿签啊，所以麦克阿瑟呢就让自己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过去告诉他签哪儿。 是吧？这才把这个两份投降书啊，他签了字下一个呢是梅津美治郎啊，他连看都没看投降书，站着就把字签了，那、之后呢，这两位靠边站，由战胜国代表签字。麦克阿瑟首先代表盟军签字啊，一向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合，他一共用六支笔签字啊，每支笔啊就写几个字母啊，就是他的名字和官衔啊。 前两支笔送给了之前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将军温赖特和英国将军帕西瓦尔。啊，温赖特是在菲律宾投降被俘的，帕西瓦尔呢是在新加坡投降被俘的。咱们前面讲过，这两位呢在战俘营里待了三年多，瘦的皮包骨头，就会动的骷髅啊。后面的三支笔啊，分别送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 最后一支粉红色的小笔送给了自己的夫人，他签完以后，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这个中国分别签字，是吧？之后呢，其他国家挨个都签了一遍。到加拿大代表那儿呢，出了个小插曲儿，什么呢？这位这个科斯格列夫上校一战的时候啊，瞎了一只眼，那可能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把名字签的呀往下串了一行，不是他该签字的地儿他给签了。 结果他后面所有的人呐，就只好都跟着这个串行啊，跟咱们考试那个机读卡填错了似的，是吧？崇光葵一看，就跟麦克阿瑟说：“说这这不行啊，这玩意儿是吧？这个这个这这这这得重签啊！”啊，麦克阿瑟说：“你丫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回头我找人给你手工批一下，是吧？”所以这两份投降书在今天就是保留在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局和日本的这个东京江户博物馆啊，保存至今。 一周之后，九月九号，啊，在南京陆军总部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主持召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这时候，在中国的日军呢，有一百二十八万啊，里面呢不包括关东军。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签署了投降书。前些年，著名画家陈坚画了一幅这个气势磅礴的。 巨幅油画啊，名字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号九时点南京》啊，把当时的场景呢描绘的非常生动，我觉得特别好啊。接下来几天，在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等地方的日军呢，也纷纷投降。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十六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可是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已经打到朝鲜境内，你让毛熊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谈何容易啊！所以美国跟苏联啊就一商量，决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北边日军向苏军投降，南边的向美军投降啊。那你说为什么以这条线为界呢？特别有意思啊！当时这个美国呢，就就说。 咱们得定一个跟苏联这个分界呀，得分界呀。这朝鲜怎么分呢？这两国怎么分呢？一般得按照这个山川形变来分，是吧？沿江或者沿山山脉走向分，是吧？当时找遍了美国的国务院和这个国防部，就找不到一张大比例尺的朝鲜地图，是吧？所以当时这个。 美国一个陆军的参谋叫拉斯克上校，那后来在这个越战的时候，他就是国务卿了。那拉斯克，是吧？他就在这个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上盯住朝鲜半岛。那再大的比例尺的世界地图，朝鲜半岛也就屁大的一个地儿，他就盯住这个看。他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大致能把朝鲜分成两半他说就这么分啊，这么一分，苏联也挺高兴，为什么呢？ 北朝鲜十二万多平方公里，这个南朝鲜九万，等于这个苏联人占便宜了，多多分了两万多，一共二十二万嘛，多分两万多。另外呢，当年这个北朝鲜是工业区，南朝鲜呢因为平原多一点是农业区，啊，所以他这么分，双方皆大欢喜啊。但是这就为后来朝鲜一分为二，开始朝鲜战争埋下了祸根。 到此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算是正式宣告结束啊！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在历时四年之后以盟军胜利而告结束。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得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整个抗日战争长达十四年啊！咱们这个二战系列的节目啊，是以世界史为主要线索的，所以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呢，咱们以后会找合适的机会单独详细来讲。 二战是结束了啊，但是呢，整个世界要想从伤痛中恢复过来，还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首先就是跟德国一样啊，要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做出审判。为此呢，专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啊。审判过程呢，也是极富戏剧性的。咱们会用一集特辑节目专门讲一下。 另外呢，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意义最大的一次事件，还有非常多的话题，咱们得好好总结一下啊！所以之后呢，我们还会推出一部干货满满的番外篇专辑啊，比如说法西斯都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啊，二战期间的军事和科技都有什么进展啊，战后的世界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啊，都要好好聊一聊。最后，感谢大家收听《日本投降》这个专辑，咱们番外篇再见。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